to show up because uh, you know initially what caused this and all what tried to obey you, but so many other things were happening. Eh, oh, so I am chasing this that that. Master, what are you doing? Yankasa, yeah, you feel crazy, crazy for You said that in your hospital culture, Bibia or Abraham. Chehu, into Yansha down, call hospital. In a Jiddy Yahunde, I yare pa and sana. But all these things are wake up calls for everybody, though. Because and when they say,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Asa, Mara Eric say, say, Yaw na Aka, Namenum Chrome Cran and Mika Shiana and Chair, Mink at the Minhu, Minhu, Minhu Hey! Let my brother Finney, Mr. Makers in this all Italy. On the Sukra Muslim Facebook, it's in an end and answer Now, Mr. Miko Facebook, na eh, my question, Sabia, my brother, or your arrangement to be on you, Papa Baby Bia. Mokosho Facebook, and also what's we collapse with Mama. We will crammer what we didn't now watching to obey you were ending. Oh my God. Is the is the is the any e, e, e, wifey wife because cast money ya come I mama modern my share the no man now my make sure that at least my friend and over far. No money ya. Oh, okay. Oh. It's hey. too much for her, for him. Just one of them. Hey. And that's a mm. grown man. Too, too much for her to handle. I mean, they. I'm at the time I had a mini time I'm in front. Miss Ova, Miss Say, Smith Center was over by Hanty, Mammy, ready prayer. <laughs> I do know, but Master, no, what's something to how, how, how there, Macadam, you know, who. No, I know, I know, you know what's something but yeah, it's happening. Hey! Mm, into, into, into school, performing at a Fuati. Oh, no, no, no. Obiati. Why, Obiati? A offense. Right. This one, uh-huh. sir. This one, sir. Mariam Lamakuti, Terry. Oh, my God. But it was. Now, Marian, Marian or Chad Olegon says, Yeah. Ah, okay. Uh, I'm the professor, Professor Nkatiapa, and I'm to do we are. On the crumb, Muhune, you baby, there'll be a war in a year and a baby them. In see, there's a they eh, can't wear some. And check Kwame. Uh eh, -huh. Kofi Annan Oyeyi wɔn a Kwame kɔ New York ɔbɛ yɛ ɔkɛgye dɛm special appellation na ɔtwerɛ yi no. okay. ya ya ya ɔbɔ a wɔbɔ na ɔkɔ yɛ na ɔda ka mi ne kɔba na mo yi na mo eti kwan na sɛ mo mo tax association. na dɛ ba afi ni afi bi yɛ san o masa. Hmm. Ah, ni nyinaa ɔdɛ yɛ de nnaase ma nyankopɔn.

oh my God. Oh, to your right. Thank you. Too much. See you later. I need uh, one of these for my boss. Oh my God. I lost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n South. We used to perform together, and then one of my friends in Washington, he just called me. Say, hey, call me. And I didn't mind him, then he sent me a text. That he oh. passed away. That's why I was running. Oh, The whole week, everything I'm hearing is all death, death, oh, death. Gosh. Oh, it's not Good. It's not a good week. Oh, my God. Thank you. waters of the bamboo forest, the beautiful white peacock displays its brilliant flashing colors while it its feathers. It is noble and pure, its elegant form bringing happiness and good fortune to the people. 雀之灵，云南傣族人相信孔雀是吉祥幸福的象征，白色的孔雀更是美善纯洁。透过细微的手部动作。 四肢的优美屈伸，傣族少女生动传神地呈现了孔雀在溪水旁漫步饮水。 Because the joy and passion of Amigo during the festivities through the bamboo sticks sobering the harvest season. 欢乐山地村，台湾原住民舞蹈，原住民的姑娘们在丰收的季节里载歌载舞，快乐的庆祝丰收。此舞结合了竹节与轻快的节奏。 展现了阿美族姑娘们的热情与快乐的心情。 花盛开，美丽又缤纷。风起了，一片片的花瓣飘在空中，随风起舞，美丽又纯洁。 of fragrant flowers，ladies dance with light and fluid movements，toiling in p o p e g r a n a t e s h a d e s w i t h f fragrant leaves and aromatics during the festival。布依族花苞舞，云南布依族的姑娘们用清香的花瓣精心缝制美丽的花苞，在节庆上拿着香气扑鼻的花苞，优雅快乐的跳舞。 Kwai'i tribe ladies dance s lively, youthful dance for many festivals, using the energetic d a n c e s movements to inspire feeling of purity and life. 欢乐花夷寨，云南，云南的花夷族少女们在节庆活动上，踏着青春舞步，快乐的舞蹈，美丽的身影，充分展现她们的纯洁与青春活力。 flowers waiting to bloom. When the petals finally unfurl, they reveal an expanse of gorgeous hues that might mingle to attract the eyes of every passerby. Let us appreciate the warm and resplendent blossoms. 绽放，新疆的少女们就像美丽的花朵盛开绽放。 15 minute vision. This two-part dance is based on the scripture story painting Playing the Peapod Backwards in Dolomites Uogal Caves, which depicts celestial goddess 梦幻仙境。 Flowers bloom over the mountains. A young e tribe girl, dressed in a beautiful dress, joyously dances like a colorful butterfly. 多彩的彝裙，每当满山遍野花开的时候，彝族姑娘穿起漂亮的衣裙，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一只美丽的彩蝶，飞舞回旋，热情奔放。 swaying in the air, a breathtaking beauty indeed. 家人，国色天香，北方有佳人，倾国又倾城，水秀清武中，国色又天香。 lovely children happily celebrate the new year with lanterns and red ribbons，fully showing their youth and vitality。欢乐的节庆锣鼓震天响，鞭炮彻云霄，人人喜洋洋，欢乐迎喜庆。可爱的孩子们舞动着灯笼和红绸，快乐的跳舞庆祝欢乐的节庆。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She's represented as a young lady with a lively personality and versatile talents. 俏花旦，俏花旦是根据中国古典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中的旦角形象而编创的女子舞蹈，展现了古代少女那种天真活泼、风趣逗俏的性格。 鸿雁在秋天蒙古草原的天空上，鸿雁队队排成行，由北飞向南方。春暖花开，草原春意暖，鸿雁带着对家乡的思念北。 归还。 Beats of r a i n c h a s i n g the Paper Girls Every Second。小城雨巷，在苏州的雨巷中，侍女们拿着伞，优雅地走在雨中玩水嬉戏。她们的倩影与舞动的伞影相互交织辉映，勾画出一幅美丽的雨中江南美景。 Thank you. The r e a t Blend is featured in our next three part performance. The band a n c e s are able to express a comfortable feeling of passion and patriotism, unveiling a new way to interpret a people's enthusiasm for life. 青藏高原，此舞分成三个小品，运用藏族丰富的舞蹈语言，演绎藏族人民美好的生活情怀。舞者运用一种全新的思绪。 宣泄浓厚的民族情结，充分表现美丽宽阔的草原，以及藏族人民对生活的热情与追求。 草原上，蔚蓝的天空下，马儿在纵横奔驰。藏族人民热爱草原，热爱骑马，更热爱家乡。 show the reverence for life of the Tashidelic dance. The Tibetan phrase Tashidelic is commonly understood to mean blessings and good luck. Performers hope to inspire in others that same zest for life with their spirited movements and rebound drum.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藏语是吉祥如意之意。青藏高原的藏族姑娘们热情地舞动着热巴鼓，为族人祈求健康、快乐 幸福。 about fucking fun. Oh, look at how I the way it is. Oh man, I'll put everything in inside. Wait, wait, don't go. Yes. Oh my god. take that picture for him on the camera. Huh? What is this guy? Yeah. I can't stop I want Yeah, sure. Uh, good evening. Mpocho, Adasi. Eh, Kasana ya kasemo, mensukumpo. Bibia yellow, started Kasaka craving, Karina. Mm, Mpocho, sign yellow for high. Yeah, that's it.